自己是多么的牛！ 知道一点就是，身就是身，没有人，无人无我，无众生，无无受者。心就是心，啊，同样是无人无我无众生。 对这些，你应该能清清楚楚的看清这一点。ถ้าเราเห็นหมาก็จะเหมือนกันหมดถ้าเราเป็นก็ต่างกันไปบางคนเป็นสุข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สุขบางคนเป็นทุกข์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ทุกข์แต่ผู้ที่เห็นเห็นมันสุข 能满足，不满足，不满足，不满那么，能知道的人，能看见的人，能觉知的人，有决心的人，这一切不管是苦、乐、疼痛、或者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能看见它，如果你能知道它，它都是一样的。如果 不能知道的人，看不见的人，那么苦和乐就有相当大的差别了。昏沉和不昏沉也有相当大的差别了。所以讲来讲去，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人人都造幻觉中，人人都领悟造幻觉中。

你就马上钻到你的念头里，陷入在这种念头里，拔不出来。乐来了啊，你马上知道乐啊，乐来了，决心提起，马上去觉知它。 ก็ทำได้ไเคอ็นขกเท่ากับถ้าเห็นทุกข์ก็ควรข้าจ็บผู看见苦，一面看见，一面知道，就能让你真正的 体悟就能让你啊，真正的见到真理，见到法。一念乐，你知道乐来了啊，你能觉知，你有觉性。那么同样的，就像啊，你就可以一样的做到像刚才讲的苦啊，苦你可以知道它，乐你可以知道它。啊，开悟的人是如何开悟的？ เราเป็นผู้ใหญ่ปัญญาคมเรียนรับเข้าไปเลยไม่ต้องอนุวัตเรียกว่าเห็นไม่เป็นนี่วิธีเรียนรับสู่การพ้นทุกข์สู่การบรรลุธรรม 从第一天来到这里，就说这一句话给大家听。啊，今天第一天是十号，啊十一号的晚上，啊，一直到现在，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大家看到、看见，但是不要成为；看见不要成为，就是智慧产生的方法。 就是开悟的技巧。教譬如说，学佛嘛，他不教什么啦，他教见，能干，那อะไร都叫见怪，叫见，见闻思。 忍尽忍到忍苦，不是忍难，而是。佛陀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我们平常啊都把注意力放在福报上比较多。佛陀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苦来了，看到苦；乐来了，看到苦。啊，一个现象生。 你能看到它生，一个现象灭，你能看到它灭，这一。 尤其是啊，中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了很多可爱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最要学习看见，最需要学习知道，为什么呢？ ไม่ยาก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ได้เข้าถึงภาพปฏิบัติภาพฝึกหัดไม่ใช่ภาพเรียนรู้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ได้ความรู้เยอะแยะภาพปฏิบัติต้องทำให้เป็น到时间了，是时候了，因缘和合了。 这个时候是中国人要开始老老实实的修了啊！之前大家对教育的研究已经足够了那么没有研究教育的人，你也不用去忧心忡忡说为什么我还没有研究教育？那我能修这个法门吗？所以。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时候大家要从自身上来体悟了。 爱光顾，爱光顾。 เป็น่มันยากถ้าเป็นยากกว่าถ้าเห็นง่ายๆ他说如果能看见就很简单如果你成为他那就很难เช่นมันโกรธเป็นผู้โกรธยากไปไปถ้าเห็นมันโกรธง่ายยถ้าเห็นถ้าเป็นถ้าเห็นหมดแล้ว 如果你成为那个生气的人，就是这样，好像握紧拳头一样。如果你看见自己生气，就轻松了，其实很简单。人，麦哲，人，麦哲，看见但是不成为他，看见但是不成为他。 这，就是大王头上逆法的用，你知道吗？别话，离法刹那。叫做离波刹那，离波刹那就是法观。离法刹那，就是龙吞、婆哇、垢。 วิปัสสนาคือล่วงพ้นภาวะเดิมเดิมเปลี่ยนมาเป็นใหม่ แต่ก่อนอยู่โน้นวันนี้อยู่นี้แต่ก่อนสุข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สุขวันนี้ เห็นมันสุขเห็นมันสุขความสุขไม่ใช่หรอกเป็นนั้นนะ啊，以前我们所有的啊，成为快乐的人，成为苦的人，成为乐 成为好的人，成为坏的人，啊，成为对的人，成为错的人，彻底的把它全部都变成知道看见。见牛，哦牛，叫啊，见牛，没见了，哦快，哦快，哦快，哦快，快，哦牛了。 我们看见一条蛇，毒蛇在那边。我们看见它，我们往上走，走，离开，离开。不休息的人看到一条蛇就过去了。 不停的向他靠近。修行的人看到那是一条毒蛇，快走，快离开。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就连蛇都追不上。 脱落、断落，那叫萨迦路啊！涅加地。佛陀教导大家：四圣谛、苦集灭道，就跟我刚才讲的毒蛇是一样的。看见毒蛇，毒蛇。 只是找寻到这个道理，然后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好好按照佛陀他老人家的教导，好好的去修，好好的去实践。从哪修呢？从自身上去从自己每一个从粗的到细微的念头上。 ทางพระเจ้าที่ไปทางนี้พระเจ้าเดินแทนของเราได้เราต้องเดินเองนี่บอก แต่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เป็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งไปใคร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ปสู่ความไม่หลง ไปเลยไป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ปสู่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ไป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ปสู่ความไม่โกรธไป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 ไปสู่ความไปไปไปพระเจ้าบอกนะแล้วก็ไปเอง 佛陀给我们指出了这条啊光明的大道。什么是这条光明的大道呢？迷了，看到迷；看见迷，苦了，看见苦；生气了，嗔心起来了，看见嗔心；看见了，快走，往前走。 指出了这条光明的路，可是很多人看见自己生气，看不见自己生气，啊，就不。 บางคนก็งดน้ำอยู่เย่าเย่างเห็นว่ามีฝังนี่มาน้ำเสียงคอน้ำเสียงหน้าอกน้ำเสียงเข่าน้ำเสียงน้องเวลามันต้นเป็นน้้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ต้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ต้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ขึ้นมาหายใจร้อนแต่ความมันทุกข์แต่ความมันทุกข์อยู่นอง 外面呢，木桶盖扣不上，缩缩缩缩，离家远家，多没跳，外面就这以前我们啊，陷陷在这个贪嗔痴的苦海中，啊，执迷在苦和乐。 的这个大海中，就像水淹到了我们的脖子一样，啊，大家觉得啊找不到一条出出口，大家觉得啊没有一条出路，那么佛陀叫我们来吧，上岸吧，那你就努力的往上走，啊，用你的决心往上走，那么当你。 努力的往上走的时候，啊，这个水就从你的脖子淹到了你的前胸，啊，继续努力，继续觉知，继续知道，啊，再往上走，啊，逆流而上，跟自己拼，这个水就淹到了我的腰腰部。 努力的往上走。 เห็นมันสุขเห็นมันทุกข์เทียบท่าไหนใกล้ๆมันเราขึ้นจากเรือ มีท่าเรือขึ้นฝั่งขึ้นฝั่งถ้าเป็นเราขึ้นได้ยากเรียกว่าลอยคอต้องขึ้นว่าถ้าเห็นเราอน่ายๆ如果你成为他，你就每天被水面在搏，这种感觉会舒服吗？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成为他的话，成为苦的人，成为恶的人，啊，成为对的人，成为错的人，啊，就像。 因为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啊，没有像我们这么舒服。我们睡觉有床，佛陀睡在地下。我们睡觉的时候还有被子，啊，环境是很好，有被子，很暖和。佛陀睡觉。 我听说，在座的学员有的是坐四天的火车才来到普吉寺，有的是坐了。 求道为苦的心，让我很感动。啊，有舍贪，舍贪，然后他贪利利，贪粗粗。啊，ปฏิปัน，然后有ความเปลี่ยน，有舍贪，贪那来破，有ความเปียน。ความเปียนคือกล้า，กล้ามีสติ。 完隆，撸，光偏；安图，撸，安苏，撸，就是说光偏。啊，偏来偏去，对吧？大家从那么那么远的地方来到北京市，这个出离心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功。什么叫用功？来了。 看见他来了，知道他。不管是行住坐卧，时时刻刻，不管在禅堂里，还是回到房间里，还是在斋堂里吃饭，都能看见他，知道。 子的小是那叫六功，不是。看见他，知道他，叫六功。触类心有了，六用你一定会离佛陀不远。มีศรัทธามี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กล้าเพียรร้อยเป็นดีมีสติก็ยกมือขึ้นลูกลูกสติเหมือนเมล็ดพันธุ์แห่งโพธิ์โปกลงไปที่กาย 你这里，这个你，不会用功的人，手抬起来，光面不知道；放下来，继续打光面。会用功的人，手一抬起来，光面来；手一放下去，光面走。因为抬起来的时候看见光面来手放下来，光面消失。 这就是修行。嗯，มีสติมันจะเบาๆยิ้มแย้มแจ่มใสบางคนเอาจริงจังไม่ใช่ทุกขาปฏิวัติปฏิบัติลำบากลู้รลยยากบางคนทำสบายสบาย วางใจรู้ไปหลงไม่เป็นไรรู้ไม่เป็นไรอันผิดก็รู้ มันถูกก็รู้ มันทุกข์ก็รู้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ไปบางคนผิด เอ้าผิดแล้วบางคนถูกเอออยู่นี่ดีไม่ใช่ดีไม่ดีไม่ออกสบายเห็นมัน一个有决心的人，他是 非常。 อนเลยมาในนิสัยอย่างนั้นในความรัก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กมาด้วย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กลียดเอา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เกลียดมาด้วยนี่ดีใหญ่เพราะมันจะได้เห็นพอเห็น ก็มันสุขมันทุกข์มันคิดถึงความรักความจำมีสติองไปตัดเห็นตัดกรรมได้有的人来到普济寺，是带着 一份生气的心来有的人来到普济寺，是因为那个爱某个人，带着一份爱心来。有的人来到普济寺，ยี่สิบนาทีครับอีกยี่สิบนาทีครับ แต่ให้ปฏิบัติก็ได้หรือคอยเบาต่อก็ได้แล้วแต่ครับ到了普济寺 教大家怎么面对。之前你生气，来到了苦境寺啊，学了多少禅？你只是看见自己生气。之前你是那个那么爱那个人的人，来到了苦境寺，你看见自己所谓爱。嗯，来修了多少禅？ 之前你是那个啊，伤心啊，贪欲很强的人，那么你能看见自己？每天每天讲，你能做到多少呢？ ศักดิ์สิทธิ์มันหลงโลกมันทุกโลกเขียนแล้ว องค์พริมานฆ่าคนมาเก้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เก้าคน มาเปลี่ยนเนี่ยมาเปลี่ยน โดยเจ้าอ่ะ เราหยุดแล้ว เธอยังมาหยุดก็ได้เปลี่ยนทันทีจานจับดาบปัดขึ้นมายู่เสือเปลี่ยนนะดีทิ้งดาบไปเลย 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一定要改变自己，不要去改变别人。看见改变，知道改变，不断的让自己从过去贪嗔痴里。 对着知道，知道，看见，看见。เราเป็นรถมือสองตอนนั้นเคยสุขมา เคยทุกมาอันสุขกันทุกย่อมาอวดกัน ใครก็เคยสุขใครก็เคยทุก มีกิเลสตัณหามีราคะมีผิดมีถูกมาเยอะแยะแม่หลงตายก็ลดมือสองมือสามแต่มันเปลี่ยนได้เปลี่ยนร้อยเป็นดีนะทันดีเลยต่อไปสักหน่อย能修行就像把一个二手车、旧车 把它变成新车，啊！然后他说，他的寺院啊，以前也有旧车，啊，但是可以把每一个零件换一换，啊，啊，油，漆一漆，啊，一个破旧的车，啊，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鲜亮的车。 ใจของเรา 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 ก็เหมือนกัน บางทีก็บอบช้ำ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สุขบอบช้ำ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ทุกข์บอบช้ำ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รักความชังเนี่ยคือจิตใจของของปกติชนนะ แต่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ฝึกสตินะเราจะเปลี่ยนจากรถมือสองกลายเป็นรถที่สภาพดีได้二手车，什么是二手车？二手车就是我们的心啊，在 苦和乐之间，已经被所有的神、词神摧残，已经被摧残的，嗯，可怜到不能再可怜的地方。这个就是二手车，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信心，二手车可以变成新车，嗯，把每一个不好的地方，每一个不好的人性。 你的车就会被就会比以前要好开得多。เอาที่จริงไอสภาพ ความทุกข์ความสุขสภาพที่บอกช้ำมันก็เป็นอดีตผ่านไปแล้วนะที่จริงอัศจรรย์หรือว่ามหัศจรรย์ในชีวิตเราคือ เรามีปัจจุบันขณะที่มันใหม่อยู่เสมอถ้า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เอาดีตมาปนกับปัจจุบันนะมั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ใหม่อยู่เสมอ จะมีสภาพที่

没关系，我们有决心，可以彻底的从这个苦和乐里面醒过来，可以彻底的从自己所有的贪嗔痴改变自己，旧车可以变成很好用的车，希望大家都有信心。 การ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การอยู่เหนือสุขการอยู่เหนือทุกข์นะครับ那么活在当下呢？学会活在当下呢，就是超越一切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真理。สังเกตก็ได้น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ขณะที่พิกมือรู้สึกตัวขณะที่เดินเนี่ยตอนนั้นเราไม่สุขไม่ทุกข์นะ มัน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ที่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เหนือมันเก่งมัน 你发现吗？如果你知道的很清楚，你的觉知力很强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太懂。这个时候你没有苦，没有乐。当你觉知不到自己的时候，你的念头像万马奔腾一样，对吗？那 我们一下子清楚，一下子是万念齐齐，不管它。啊，我们只要做的就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因为刚才讲，我们能够做到活在当下。 人生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也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ชิมอาหาร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เนาะ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ดว่าเมื่อไรมันจะอิ่มเมื่อไรมันจะพอ ก็แค่ชิมไปเรื่อยทานไปเรื่อยพอถึงจุดหนึ่งที่มันพอมันก็จะรู้เองนะ过去的不可能改变，未来的还没来到，不用为了过去的事情 为了未来的事情绞尽脑汁，啊！你小你苦，你一定要学会活在当下。就是这个一翻手，知道。 就是让我们再尝一尝这个滋味，啊，到底是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滋味好呢，还是生活在当下，还是我们活在当下的滋味好呢？嗯，大家可能也有一点点小小的体会了。通过这两天，那么接下来五天，大家会有更多。更。 เปรียบ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ๆว่า ถ้าเรามีสติเนี่ยมัจจุราช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นะมองไม่เห็นเรานะมองไม่เห็นตามตามไม่ทัน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มีสติ เขามองไม่เห็นเราเลยถ้าเ如果我们有觉性，如果我们有觉เ啊，你会发现那一面觉性，有觉性的时候，你的贪嗔痴 是很弱的，或者是没有的，但是你没有决心的时候，你完全生活在贪嗔痴里面，每一个念头都是贪嗔痴，啊，每一个念头都是你，所以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东西是不讲，一个就是你，一个就是我。人没有那么多种，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迷的，一个就是悟的。ที่มองเห็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ที่เราไม่มีตัวตนก็ไปยึดว่า อันนี้ของเรา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ใจของเรา มันไม่มีตัวตน เหมือนของที่ไม่มีเจ้าของอ่ะมันเอาตกปือเจ้าของไม่ได้นะ我在练习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身不是你的，心不是你 这个东西坐在这儿，啊，就像一个锁，锁，锁的，เ锁็开。ของของที่สมมติของหายเนาะไม่มีเจ้าของอของเนี้ยไม่มีไม่มีใคร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 ก็ถกคืนเจ้าของไม่ได้ ก็คือมันไม่มีไม่มีตัวตนที่ไปคิดว่าเนี่ยเป็นของเรา 身体，我们不是我们的，心也不是我们的。我们把自己啊，那个所谓的你，张三李四啊，彻底的还给大自然，让你。 回归自然，到底是跟谁性在一起？哦，刚才师傅说，觉性啊，最神奇的、最神奇的东西。那个，พยายามไม่ต้องสงสัยนะก็ถ้า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ไปเรื่อยรู้สึกตัวไปเรื่อย 我们就能看见，就能知道，而不是不让念头来。念头啊，它是一种大自然的现象。每个人的念头都会不断的啊，像河水一样不断的流过来、流过来、流过来，它是一种自然现象。你想让你的念头停下来，彻底的消失，一念都没有。 看见哪个是苦，如果我们看见哪个是乐，那我们就会回到中间。佛陀教的就是我们要走正道，啊，那让你看到实相，让你看到真理。那么真理实际上在哪？在中间，啊，不是在苦那一边，在乐那一边。那么大家练习的过程中，呢，苦跟乐不断的出现，好的境界，坏的境界，好的心念，坏的念头，一直跑出来。 如果你执着在那个好的境界上面，啊啊，这条寻找佛陀的路，这条寻找真理的路，你就走不到尽头了，啊，你就执着在那个地方，นีหละนะดักที่สำคัญที่สุดหลวงพ่อจะย้ำเสมอว่า มี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นะ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ก่อนมี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จะสุขจะทุกข์จะดีจะไม่ดี 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ให้มันได้นะนี่คือหลักสำคัญ 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路边的风景啊再美啊，我们都回到这条路上来，不要停啊！不管这路边的鲜花再漂亮，不要去摘它啊！回到这条路上来，继续往前跟，往前冲啊！怎么往前跟？怎么往前冲？啊！念头来了啊，回回到当下；念头来了。 回到当下的动作上，这就是最好的方法，这就是让我们离苦的最简单、最有效、最好的方法，也是佛陀告诉大家的最简单、最有效、最好的方法。嗯，得干嘛呢？他当搞得起，解体，เบาสบายนะไม่ใช่โกรธอาการ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สุขบางคนก็โกรธ 说大家微笑，微笑，带着微笑去练习。